锵锵三人行，这个三中全会都这么多天了，我们一直没有组织过这个组织生活，是吧？ <laughs> 也没有学习，今天咱们来这个学习一下。嗯，三中全会这个之后啊，我改变了很多啊，吃饭的机会我也少了。 <laughs> 原来我净跟当官的吃饭，现在也没有了。可以吃啊，你自己你来付账就行了。 <laughs> 你打电话给官员，来来来，我来付账。我我今天中午刚请几个官员。 这个吃饭，他们就说啊，你请我们都不敢。就是说啊，就现在啊，一个电话打上去，说在吃饭吃了五千块钱，奢靡。你一奢靡，你回去就有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别人请客也他偷偷摸摸的。对我，我听到一些说法，说到后来，因为那个规矩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，反正不要乱花钱嘛。结果到后来，我们一般说，呃， 就出现了不不近人情的情况，比方说你的女儿要结婚了，你不敢摆桌，完全不敢高兴；你要生日，你五十岁、六十岁什么生日要请客，平常中国人嘛，贺寿嘛，完全不敢。那很多这种情况，就就很多朋友又。 忧郁症发作嘛，对不对？ <laughs> 哎，我等了六十年生日了， <laughs> 我要摆桌了，结果不行了。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六十年吗？难道我等到七十岁吗？这样很惨啊！整个气压，好好学习这个改革的决定， <laughs> 嗯，学习这个中央文件，嗯，啊，这个据说是对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关系的这个文件，仔细学习了以后，呃，因为中国现在经济的占分量很大嘛，你中国的经济怎么变化？ 跟全世界的经济真的有关系，所以人家真的是研究，我们也认真研究。那你刚才说什么湖南有个什么令？对，呃，他们研究下来说概括出来，整个精神是就像我们健康里的一句话，叫“管住嘴，迈开腿”。哦，对，心脏病说的。哎，管住嘴呢是两个意思，嘴有两个功能吧？嗯，一个就是吃吃，另外一个就是说话。说啊，就是管这两条。嗯，迈开腿就是改革，我们一会儿再说。嗯。 那个管住嘴吃，我到湖南去，他们那边现在有个史上最严呃限宴令，限宴令，限宴令，就是你刚才讲的，那呃就是说你要要是你马家辉是局长的话哈，你今天小孩女儿要出嫁了，你的婚礼啊，不能超过十桌，哇，他具体数字我不太清楚，但是总之非常少非常少。那我一听呢，我就不懂了，我就这个就是你知道这个读书人呢不了解国情啊。 我一一听我就较劲，我说这这不对呀！我说这个怎么应你管一个干部，你应该管他怎么进钱，嗯，你何必去管他怎么花钱呢？对不对？你要是管了他，他要是进的钱全部是干净的，他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你怎么去管人家花钱呢？我说这管人家花钱不是就是怎么来说，这妨碍人家公民的权利嘛？对不对？那时说你就差异啊，你就不懂我们党的决定是怎么英明？为什么？因为在很多很多情况下，在那里。 请客吃饭，就是敬钱，对啊，是明白了没有？对你，你请一百桌，现在他们那边的行情是这样的：你收到了请帖，领导的女儿要结婚了，你收到的请帖，你不去送两百，去一个人四百到五百，啊啊，去两个人就是一千，嗯，那一桌呢，成本呢？ 就是一千多，嗯，收回来的礼金呢就上万，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？他们说：“拜托啊，我已经送了人家无数次了， <laughs> 现在等到我自己结婚了， <laughs> 我不靠这个机会拿回来吗？”这是老百姓说的话，这还不是干部哈？他就说：“我我摆酒就靠了这次翻本的，你要不让我摆酒，我前面那个都白参加了。”嗯，原来这个事情吊诡就在宴会，他就是进钱。 是是是，那可是他有一个做法，像香港有类似的，也有类似的担心。当然，假如大家比较自律哈，我也不可能送你这么多钱哈。那呃，香港另外一个避嫌的做法，我们看到经常看到特别高官他摆桌了，OK，他写明了不收礼。 或者说你那个礼，请直接捐给什么保护野生协会啊，保护儿童协会，直接捐出去。你就等于叫人家绝子绝孙啊，这个 <laughs> 断人家财路啊！没有，因为因为公布财产还要可怕。那假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我刚说那种情况，哎，不近人情嘛。我是小孩结婚，你不准我摆桌，我不敢摆桌哈。那我要要摆桌，又怕被抽后腿，我就很简单啊，就。 收礼或者说捐出去，那真的两全两你不让人家送礼，你也不近人情啊。我们是对你好朋友啊，来往多少年啊，你不让我表示一点意见啊意思，还是一样的道理。这个这个人情的风俗改变没那么快。我就听了，我听了他那个限言令，我开始觉得他这个这个做法好像是蛮蛮被动的啊，没办法。可他说老百姓很很赞成啊，当然了，哎，因为他们的各级的领导啊。 摆宴会，他们就是说手头紧了，嗯，就请客了。嗯，我在永州买了个房子了，谁都没看到，可他今天摆个五十桌，嗯，你去不去呢？对不对啊？这个关系你，老板请客你去不去呢？你想你能不去吗？对吧？ 哎， <laughs> 而且而且这个还有一个什么这个很逗，四字一闪念， <laughs> 我不是想起很多，到到到灵魂深处哦，这个互相还有提意见的哦，对，现在自我批评，各级民主生活，我听说还有督导组呢，就说来真格的，好家伙，那就有的啊，真是说的那个脸红脖子粗的，嗯，就是就是你怎么怎么怎么怎怎么着？但是我有时候啊，我经常假想一种情况，就是说说说说说。 万一说急了，但因为啊， <laughs> 本身我理解啊，是个民主生活会，对吗？是不是是是是组织生活会嘛？他好像是同志提意见的这种水平。可是你比如说，假如一说急了，我说去年那一千万，哎呦，你说当时这个什么情况？嗯，你们他现在是帮助同志呢，可是如果说出真格的来，这人当时就得你知道吗？ 嗯，这会怎么？这什么？怎么怎么收拾？我听听 <laughs> 听说他们呃呃比较消极走过场的，就是事先有排练啦，或者之前打招呼啦。比方我会跟你窦文涛提的意见，比方我们假如要批评自我批评，我主要的意见就是你的眼镜啊，太花样太多了。嗯，你老是换不同的眼镜，这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<laughs> 等等等等，就这样的意见。推心置腹。哎，但是也有的，我听他们说，因为本来一个班子里面关系就不怎么样的。 那最后互相爆出来的东西蛮厉害的，比方说，你的小舅子怎么进我们单位的，啊，诸如此类这样。对呀，这说说说能说出案子来呀，这是。我记得哈，我看过一个苏联的小说，那个小说我印象非常深。他讲四个大学生是好朋友，就是大学里铁哥们儿，非常好的朋友，几年都过得很快乐。到最后分别的时候啊，他们说他们。 就是等于像换个游戏一样。他说：“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聚会啊，我在公园呢野餐呢，说我们今天这样，我们全部都不能说任何好的，每个人必须讲对方的缺点，就你不喜欢的东西，你平常不说的东西。结果开始他们开始说，开始说的很开心啊，眼镜怎么样，头发怎么样，你的女朋友怎么样，身材怎么样。不不不，但说到后来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样，就开始生气了。” 生气以后，最后的小说的结尾，就四个人就吵开了，变敌人 <laughs> 嗯，呃，所以像我想起以我以前玩过类似的游戏，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激烈嘛。嗯，反正我父亲听我跟朋友们讲电话或说聊天，经常批评来批评去哈。后来我父亲就这样提醒我：“他他说家辉，要小心，你以为是玩，以为无伤大雅。” 那你要付出的代价，可能就是你们这段友情。然后呢，我父亲说，有时候他说友情啊是不能试探的，不能被试探，嗯，连万一都不可以有啊。因为我不是总是反驳嘛啊，放心啦，爸爸不会啦，怎么会到这个地步？他说有时候越宝贵的东西。 连万一都不可以啊！万一有了怎么办？连最好的朋友 y o u r best friend，那没有了。所以我听了以后，我以后那个就尽量避免避免那个那个互相批评嘛。哈，可是也改不了，很明显。所以你看，这说明什么？就说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啊，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啊，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。好比说。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。你们俩什么哥们义气，什么这个兄弟，这些统统在这这个面前，在这个这个党党员之间的组织领导组面前，对，那都是不值一提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呃，那咱们今天这个三中全会这个精神传达呀，是吧？ <laughs> 他他他们另外一个概括也很准啊。他说这个三中全会学习完了，他说是主要精神是抓革命促生产。 哎，呃，我现在提出另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也是徐老师一直很关心的问题，那这次还提出个土地问题，对吧？我自己觉得这他的他其实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了，那范围非常广，每一个都很大。但是我自己觉得最大最大的还是一个土地流转的问题，因为我听了一些做经济的人跟我解释，他说中国前些年呢，经济这么发展的好，靠的一个是外加就是帮外国人这个出口，另外一个是政府投资。 大量的这个投资，但这两个现在都不管用，余下来就一定要中国的老百姓都像城里人这样来消费，那么他们就要希望农民。我们其实讲过一次，呃，整个这个过程，如果土地真的有流转的话，哈，谁是输家呢？地方政府就是输家。就假如你你要你要去发展的话，农民就就现在地方政府用非常便宜的钱把土地拿来。 卖的很贵，嗯，将来地方政府就会吃亏，所以他们担心说这个政策地方政府会抵制。谁核算呢？做生意的人核算，对，你要投资的核算，中介公司核算，农民核算吗？对，关键就在这里了，农民是核算还是不核算，就看你怎么做了。要是很简单的讲，要是一笔过拿到钱，农民这块地哈多少钱就卖给了，比方说马家辉要修个高尔夫球场，他通过你做中介，我们农民。 这个中间农民直接碰不到，都是镇长、村长，你知道，就是乡村的这种这种势力，啊，他们把地啊叫呼啊老张啊老王啊，你们这个地都都都都都卖给他，要是一笔过拿到钱的话，农民是吃亏的，嗯，一下子是合算的。比方说农民一下拿到一百万的话，农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呢，是，然后就不知该怎么花。有很多人现在有的地方他们叫拆二代啊。 嗯，你知道？呃，拆二代农民就打麻将，没错，然后就是包女女女的，这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弄法，嗯，所以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上次提过一次，就是说第一，农民不能一次拿到钱，比如说你这个地，我们我这个地哈，通过他的中介给你去怎么呢？分期付款，分期啊，所以每个月给你三百，所以你这个里边。 就是你们这些个知识分子哈，我发现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啊，往好里说，能说你们忧国忧民，对吧？但是往坏里说， <coughs> 骨子里啊，你们有一种歧视，基本上呢是把农民当成蠢人来替他们考虑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是说他们很蠢，他们有了这个土地啊，有人出个一百万，他们就会给卖了。不是他们，实际是基于这么一个假定。不是不是，是因为资源信息不平等、不对等。 你现在农民跟这个开发商来谈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第一个中间很多寻租环节，农民上面有村长，村长镇长，镇长上面有中介公司、土地公司，再到发展商，这个每一环都是抽钱的，农民肯定拿不到竹树的。第二，如果说这个假如说农民是分期拿钱的话，那又是很吃亏，因为钱是在贬值。 嗯，你你你明白？你明白没有？钱在贬值，没有，还是会有点担心。我听起来担心，农民拿到钱了就变成土豪， <laughs> 而且制造了很多但是如果这个钱一旦消失了，很快因为在投资不对或者到城里什么，它就变成了城镇的大城市里边的你说叫贫穷阶层。香港的这个农民，他们好像都很晓得自己的土地和房产的价值吧？ 香港没有徐老师说有一点是香港情况比较好，资讯比较流通，比较对等，啊，他要怎么样来，还要法法律保障的比较好。 他可以知道我的那个那个土地应该价值多少钱，什么时候卖，怎么样处理哈。然后香港是个城市的规模啦，我们很难用香港的个案来想整个中国大陆。那从香港站在香港的角度看三中全全会哈，当然非常关注那个放开那个一胎生小孩的问题。你们本来就能生，你关注这干嘛？哎，他更多的小孩来香港，常来来奶粉啊， <laughs> 又奶粉了，奶 <laughs> 奶粉那得了，突然多。 了一倍，那网上有些比较极端的人就说：“哎呀，糟糕了！那我们奶粉以后只准买一罐就好了，不能买两罐。” <laughs> 还有人说要把罗湖关口锁起来，每 <laughs> 人发一根木棍。当然，很极端分子这样说哈，发一个木木棍守护我们的奶粉，这样都都这样担心嘛。但是我觉得香港人很怎么说呢？ <laughs> 我一直以为香港人很好，嗯，但是我觉得香港人有自私冷血的一面。你比方说这个。 大陆人的钱，他还是想要的，是是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大陆人的买奶粉，他就要捡起棍子了。嗯，什么就是他有一种，哎，就我只能说他很实在。那那那不能这样说。以前大陆有灾荒的时候，很那个帮助大陆非常厉害啊。对啊，那对那是他们亲戚， <laughs> 那是他们亲戚。我们对没有，我觉得担心奶粉跟拿起棍子是两回事。所以我说，拿起棍子当然是不应该，也不可能。 可是担心奶粉，是因为香港是有这个需要，而且我们以前也讨论过那个进口的政策哈，呃，它有它的限制哈，它香港的确是有这个需要嘛，就等于是说在内地不同的城市发展起来的过程里面，刚开始，比方说北京房子只能卖给我们，不能卖给香港人，香港人要加百分之多少等等哈，很多的限制啊。当他发现好像我们要把当地的。 著名的利益先保护起来，免得他受伤害的时候。嗯，我我就说他讲香港人呐，我就想起那天说这个李嘉诚。呃，当然不，李嘉诚未必是因为这个怎么投资，他有他的考虑。但是有一种解读呢，就是说香港贫富差距加大，香港人现在的愤怒，对吧？伤了李嘉诚的心等等。 哎，我又联系到我们最近讲啊，就说是这个，你看，呃，大陆的一些有老头哐叽就坐在这个这个这个小小姑娘腿上了，在公共汽车上哈，我不由得想起什么呢？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这些年呢，全世界啊，平民心中啊，这个愤怒和仇恨在增长。我为什么说这么大的话呀？就是，呃，曾经有一个时候，你比如说香港人就感觉就是自食其力啊。 个人奋斗啊啊，就是这种好像就是自己创造奇迹哈，等等等等。但是近些年我也确实看到，当年我在香港十几年了，但是今天我看到的香港人，至少他们喊出来的口号啊，我就看到啊。 他暴露了心中，他好像不断积攒的这个愤怒和仇恨。这个仇恨啊，他施加在大陆游客身上，或者施加在李嘉诚身上，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分别。我看到的就是他这个仇恨，甚至于在内地，我们也在说这个社会这个戾气啊。你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管是工人、农民、打工仔，还是公共汽车上的人，还是什么游客哈，好像都能感觉到一种啊。 心里边的这个这个这个愤怒啊，这个这个，你们你们女文娟是有这么一种情绪吗？情况有个区别，香港呢，它是这个一直资本主义，所以它的阶级分化哈历史悠久。香港有一半的人是一直一辈子不买房子的，在大陆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自己有房子在城市里边，你不要好坏不去讲它。大陆是经过革命的。 是比较相对来说对平等的要求比香港人还高，嗯，香港的平民就那一半买不上房子的人，那个那个几百万人过去心里怎么平衡了呢？他是觉得他比大陆的要好，他虽然在香港那些有钱，的李嘉诚这些人，这是有钱，他气得不得了，但是。 他好不容易从福建啊什么地方跑出来，他回回看家乡，他总觉得他已经是我至少还可以拿中原嘛，我再穷再穷，我可以拿三千多块政府补贴嘛，我五个孩子我就一万多块钱了嘛。那么现在这个幸福感越来越在消失，我们大陆没有这个比较的，大陆他没地方退的，你知道。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家辉很可怕，什么很可怕？ 我觉得香港，因为你说愤怒嘛，我也完全感受到这几年那种愤怒。也理由太复杂了，包括以前过去几年啊，有一阵子香港的政府也好，教育机构也好。 不断打击香港人的自尊心，特别年轻那一代，那怎么说你？哎，普通话不会讲，英文越来越差，看世界越来越窄，你的竞争能力远远比不上上海、北京、广州的人哈，把香港的小孩真的踩在脚底下面。我是觉得，哎，踩了几年之后，香港年轻人反弹了。 啊，我们就是这样哈，我们就是要这样。我们真的有那么不好吗？我们那么不好，是因为我们被欺压、被欺负哈。我觉得看到处可以看到那那那股情绪哈，那情绪对，而且那种情绪是呃有些有现实的呃理由的，包括我说竞争嘛，越来越多内地的年轻人来香港找工作。 压倒了本地生，像中产房子越来越高哈，房楼价越来越贵。我你有房子没有用，你不敢卖，卖了没地方住等等哈，奶粉买不到。现在连比方说最近的香港的大的新闻，在香港的新界好多内地的双非的小孩来报幼儿园，幼儿园，结果政府来说，哎呀排队抢了一抢抢了抢成一团，政府说好吧，明年开始香港的父母亲啊。 给给小孩在北区香港新界北区报名有呃呃幼儿园只准报一间。嗯。哎，假如我要小孩要报名的话，我多担心啊！我只能报一间学校，他不收我小孩怎么办？到时候我小孩没得读书，那种愤怒，为什么我小孩在那边？是。要要承受这种。具体情况不一样。嗯。但是这个愤怒的，你看都是一样的，就是生活生存的压力啊越来越大。你说的这个。 大陆的父母也是这样啊，给孩子找个学校，找个幼儿园，那么样的难啊！交了多少钱，托了多少人，也选不到一个如意的。然后呢，孩子上了学，整天一看就给逼成那孙子样，对吧？就是完全的觉得。